在这个纳粹对德国民众的洗脑工作当中啊，最重视的就是青年人啊，给这个孩子们洗脑。希特勒呢毫不掩饰啊，说他要依靠孩子们来实现德意志千年帝国梦。所以他当上总理之前啊，就开始这个讨好青少年。在一九二六年啊，作为一个还在为争夺权势而扩大影响的纳粹领袖。 他就在党内批准建立了一个叫希特勒青年军的特别组织。1931年呢，他把这个组织呢交给了一个青年纳粹，叫希拉赫。当时这个希拉赫呢只有这个21岁，很适合担任这个青年军的首领。这个人是贵族家庭出身，从小呢在一种培养军事领袖的环境当中呢长大。这希拉赫呀，他妈是美国人，祖上呢参加过南北战争。 还负过伤。纳粹党刚一上台，这希拉克呢，在三三年四月就带着五十名希特勒青年军成员向柏林市政府进发，占领了办公室，并且呢对这个官员发号施令啊。这个出人意料的大胆行动，让希拉克轻而易举的掌握了六百万德国青年的资料啊，比如他们的年龄啊。 背景啊，爱好啊，是擅长讨论宗教问题啊，还是擅长乐器演奏啊？是擅长爬山呢，还是喜欢集邮啊？都知道了。那这次行动发起之前，纳粹党青年军只有十多万人，行动之后呢，就变成了三百万。当时德国每个村都有纳粹党青年军的组织，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有很多这样的组织。 纳粹党呢，也实现了从幼儿园开始就对教育进行控制啊。学校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他的一天也是从向希特勒敬礼开始了。当时这个呃，德国内政部规定，每一堂课开始前，全班都要起立，老师呢站在全班同学面前，高举右手喊啊 “Hi h i t 全班都要回敬，也喊 “Hi h i t 了。啊，当时这个。 纳粹理论充斥在各个学科的教学当中，甚至神话故事里都有啊。比如《灰姑娘》的故事被描述成纯德国血统的女仆啊和异族继母之间史诗般的斗争。灰姑娘呢是这个德意志血统，她的后妈老虐待她。为毛呢？因为是异族啊，所以呢，这个灰姑娘的故事就变成了反抗外族侵略。 灰姑娘为什么能够从悲惨的命运中被拯救出来呢？因为同样是纯德意志血统的王子，凭着种族一样的直觉，受到了血的呼唤，才把她拯救了出来啊！神话都被这个纳粹主义啊利用了，非常有效。另外，你比如说生物课上啊，德国的学生被教育，你是金发碧眼啊，就证明呢你是雅利安人，是吧？你比斯拉夫人或者犹太人优越。 啊，但问题是呢，这个希特勒也是黑头发呀，啊，希特勒不是也有斯拉夫血统吗？这个没看见，视而不见啊。历史课上更是种族主义充斥啊，教育学生说德国历史上有一条连绵不断的线啊，从查理曼大帝延伸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再到阿道夫希特勒，啊，把希特勒的名字跟德国所有伟大英雄的名字并排放。 地理课要强调德国需要生存空间，啊我们要向外扩张。数学课上都充斥着纳粹的种族理论，啊，有一本小学数学教科书这样提问，啊，吧？一个家庭必须要有几个孩子才能确保德意志民族血统的延续？然后希特勒说得有四个孩子，啊，连数学课都是这些东西。还有一道题：养活一个精神上残障的人，政府每天要花费四马克。 养一个瘸子要花五点五马克，养一个罪犯要花三点五马克，啊，准确统计认为，德国境内有三十万人在公共医疗机构中接受护理，而每对夫妇结婚要借贷一千马克。如果我们不要救助智障、瘸子和罪犯，那每年可以省出多少钱来给需要贷款结婚的夫妇呢？算出答案需要一些时间。 但隐含的意思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从小接受这种熏陶长大的人，他对纳粹的理论和教条是深入到血液之中的。希特勒当权仨月，就把德国所有年龄在十到十八岁之间的青年团结在了希特勒青年团周围，男生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军，女生要加入德国女生联盟。 年轻人要接受一套为了将来服务德国而从精神上、肉体上强健自己的课程。他们要在德国的边境森林安营扎寨，帮助收割庄稼，练习统一的步调，还要学会不断重复纳粹口号啊，类似于“元首，您是我们的领袖，我们以您为荣，德国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现在仅仅是开始”等等等等。所以那会儿的德国孩子，人人都学这一套玩意儿。 希特勒青年军的数量啊，在一九三九年二战爆发的时候，达到了八百九十万人。不要小看这些人，太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在纳粹德国，对于肌肉和臂力的训练比智力重要的多。希特勒青年团也好，少女联盟也好，非常看重体育成绩。 希姆莱啊，从小体育不好，那因此呢不能获得国家体育奖章，所以希姆莱都曾经拼命锻炼身体。纳粹非常看重体能的强健。希特勒曾经说过，对智力的培养和训练作为次要目标。对于国家来说，一个智力平平但身体健康的人，要比一个受过教育但身体孱弱的人有价值的多。 是吧？元首不需要你们思考，元首替你思考了啊！你要身体健康，为祖国工作五十年，这是最好的。作为一个合格的战士啊你要当一个合格的战士。所以，希特勒青年军特别强调体能训练、肌肉训练啊，长途啊、远足啊、战斗游戏啊，这种训练时间很长，时不时就有野外训练和各种竞赛，让全德国希特勒青年军小组应接不暇，优胜者。 可以获得奖杯、奖金、奖章啊！德国人很喜欢这些玩意儿啊，甚至可以亲眼见一次元首本人。很明显，这些针对你的体能训练目标，就是要培养有朝一日能够集体为德意志而战的一代狂人，相当于就是少年军校。有一句希特勒青年团的格言是这样讲的：“让任何贬低我们集体的东西都灰飞烟灭。” 为了这个集体，纳粹党成员可以把家庭放在次要地位。有一个笑话，那一个小纳粹成员介绍他的家庭，说我爸爸是冲锋队员，我大哥是党卫军，我二哥加入了这个希特勒少年团，我妈妈是国社党妇女联合会成员，而我加入了少女联盟。有人就问啊，说这样，那你们这么多的工作，还能有时间见面吗？哦，当然有了，我们每年都能在纽伦堡党代会上碰头。 全家一年就聚一次，还是在党代会上，是吧？虽然这是个笑话，但也由此可见，纳粹党就是要你对组织的忠诚胜过对家庭的热爱。而且，希特勒在对这个青少年的培养当中啊，除了融入政治目的以外，还融入了军事目的。就连当时希特勒青年军开展的游戏都特别注重潜在的军事目的，那比如说航海，全国范围的大航海。 小孩被带到离营地几英里远的地方，让你自己找回去。到了后来，所有希特勒青年军小组成为德国正规军的分支。六万两千名希特勒青年军的海军成员登上海军的训练船，在多瑙河或者波罗的海上停泊。希特勒青年军的摩托车队大概有十万人，跟在纳粹突击队后面，坐在摩托车上，在田野上呼啸而过。 还有七千八百名穿着整齐制服的青年，属于希特勒青年军的空军分支。他们铸造飞机和滑翔机的模型，等取得飞行员合格证之后，就开始驾驶着德国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在空中自由穿梭。为什么德国人那么擅长打仗？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在东线，如果干掉一个德国兵，要死十个苏联兵。 因为苏联兵很多都没有文化，连枪都没摸过，没受过什么训练。而在西线，如果打死一个德国兵啊，可能英美兵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代价。有人问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那说咱现在的实力，特别是咱的经济实力，比德国人强大多呀，为什么打他那么费劲？我们死那么多人才能把他打败？蒙哥马利元帅说了一句名言，说我们打仗是国家让我们打仗，他们打仗是因为他们爱打仗。 这你比不了啊！除了会打仗，不会干别的啊！不但爱，还特别会。十几岁的小孩就受过严格的训练。后来苏联红军包围柏林的时候，最小的德国反坦克火箭手才十二岁，就能击毁两辆苏联坦克吧不仅仅是军事训练，希特勒青年军建立了五十所学校，其中呢三十一所政治学院，包括二十八所男校、三所女校。 这些学校用来培养未来纳粹的领导者，相当于纳粹的这个团校啊、党校啊。最小的孩子只有十岁，在这种军事体制的管理下，课程包括对国家各种政治的思考。学生还会被送往矿山、工厂，写一份报告，描述这个机构如何运作啊。你的孩子如果被选上这种学校，你无权拒绝。党挑中了你要培养你，你不能不识抬举。 曾经有一个寡妇啊，拒绝校长推荐他的儿子入学，马上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啊，说你最好改变主意，你儿子并不是你的私有财产，是吧？他是德国人民的财产，不是你的，你说了不算，是吧？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希特勒青年军的训练就更带有明显的军事性。一个希特勒青年军小组的领导人就讲啊，说我们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 用枪的手法能够像男孩子运用手中的钢笔一样自如。一个国家的人民每天花很多时间来研究书法，却不花一点时间来讨论枪法，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每一个纳粹国防军的士兵啊，其实他在入伍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战士了。他这个入伍之后，对这个集体生活、枯燥的军事训练非常熟悉。 这个希特勒青年军有自己的机枪学校，教会一百五十万男孩如何射击。战争开始之后，十五岁的男孩要参加为期三周的野营，接受步兵训练。到后来，没到十岁的男孩都要参加防空训练。一九四五年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跟希特勒青年军炮兵对峙的美国军官回忆说：“与其让他们投降，不如让这些男孩子战斗直到死亡。” 啊，因为他们已经把纳粹教科书中极力渲染的法西斯教条深植于心，完全被洗脑了啊！他们出生就是为德意志而死的啊！这个想法呢非常可怕啊，等于所有的青年人都被纳粹政权啊牢牢的控制住了。希特勒非常清楚，要想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首先就得剥夺人的判断力。 领导人的煽动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这正是希特勒手下的得力干将，也就是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的拿手好戏。那举个例子，在德国全面战争开始之前，他有一次演讲，历时两个小时十五分钟，据说是纳粹领导人在战争期间所做的最长的演说。 戈培尔私下安排好了演说的每个细节，为他说的每句话精心配置了感情效果。他头顶上方呢悬挂着用巨大黑字写的横幅：“全面战争，最短的战争。”大量听众从全国乘火车、飞机、汽车来到体育馆听他演讲。前排呢坐的是纳粹党和政府的精英啊，包括党的部长、大区的区长、政府的部长、武装部队的将军。 后面呢？戈培尔安排了来自德国各界的代表，啊，还有东线啊前线受伤的老兵。德意志的广播网络已经准备好，向全德国每一个地区直播演说。戈培尔演讲的重心包括十个问答，这种方式使他能够很好的发挥演讲天分，并且呢使现场观众情绪高涨。他首先说：“我问你们。” 啊！你们相不相信，在元首和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下，我们会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你们是否决定了为了争取胜利，愿意跟元首同甘共苦，甚至愿意承受最大的生活压力呢？体育馆内，大家当然都说愿意了。啊，回答的这个赞和的声音啊。然后他接着说：“我问你们，为了最后的胜利，当元首命令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甚至十四个小时、十六个小时。” 德国人民是否已经决定这么做呢？是否愿意竭尽全力呢？哎，这个几千个声音再次回答：是的。啊，其实这帮人代表不了德国人民。这个时候，巨大的体育场上旗帜飘扬，人们高喊口号：“希特勒万岁！我们跟随领导人。”这时候，戈培尔开始问一个最关键问题：“我问你们，你们要全面战争吗？如果这场战争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还要全面，还要激进，你们还要它吗？”在场所有人站起来，大声鼓掌欢呼。 戈培尔说：“你们告诉了我，你们的答案是，你们是德国人民的一部分，你们的态度就是德国人的宣言。”这样一来，把群众的这个情绪啊带到了顶峰。戈培尔还大声喊：“现在国家站起来了，冲啊！打破束缚吧！”当时在场的一位德国记者说：“呀，如果戈培尔问你们愿意去死吗？这帮人也肯定会说愿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几百万德国人通过收音机听戈培尔演讲，听完之后为此狂欢不已，手舞足蹈。希特勒除了用戈培尔这样的超级演说家来对内进行纳粹洗脑，同时呢，把自己的纳粹理念融入到德国的外交政策当中去。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是一套双重理论，就是种族论和生存空间论。 种族论就是赤裸裸的反犹太主义啊！只要你是犹太人，我就反。那么犹太人到底招谁惹谁了啊？希特勒为什么跟犹太人这么过不去？这话呀，说来就长了。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